课文三，聊旅游计划。下个月我去旅游，你能跟我一起去吗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你觉得哪儿最好玩？南方啊，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。南方太热了，北方好一些，不冷也不热。生词。 南方，北方。